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五集。云州国君应氏，云州王跟在国君身后，临走时用力瞪了叶子楠一眼，其中的警告意味鲜明。叶子楠无奈，爹老是觉得我不靠谱。 苍天可见，我还不至于纨绔到不分轻重吗？天地到访，我叶子南还能在这种时候掉链子？不过叶子南并没有像云州王期待的那样对天地毕恭毕敬。等人都走后，叶子南立即扑到洛寒身边，两眼泪汪汪地说：“洛寒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这些年去哪儿了？” <sighs> 我也不知道。洛寒同样觉得一言难尽，他看着眼前的叶子南，惊奇道。 才一会儿没见，没想到你要成婚了，婚礼都准备好了吗？一切顺利，宴席、礼乐、聘礼都准备好了，只剩下布置场地。叶子楠说完，恳切地问：“你呢？这些年没有受苦吧？”叶子楠深谙如何讨好帝心，讨好林青霄是没用的，无论做多少，林青霄该怎么对你还是怎么对你。但如果曲线救国去讨好洛寒，那就不一样了。 洛寒果然十分感动，瞧瞧邹继白，再瞧瞧叶子楠。能娶到媳妇儿的嘴就是不一样。洛寒说：“ <laughs> 我一切都好，你们呢？怎么不见风雨家啊？”未婚夫妻婚前不能见面，他知道你要来，非常开心，从三个月前就在期待了。只可惜今日不方便露面。叶子楠悄悄瞥了眼林清霄说：“这是我的令牌，行宫那边的人都认得，你可以去看看雨佳顺便代我向他问好。” 洛寒接过令牌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一定转达。那我先走啦。叶子楠发现林清霄竟然没有阻拦，多少吃了一惊。果然，他的想法是对的。在洛寒名下，无论是什么事情，林清霄都十分好说话。吴州和云州联姻，婚礼定在两族交界地带。风雨家暂住在边界行宫。风雨家早就知道今日洛寒要来，他一早就等着。 终于听到侍女们通报，公主，世子的护卫护送着一位姑娘来了。风雨家噌的一声站起来说：“ <laughs> 还不快请！”风雨家拖着长长的红色裙摆，快步往外走去，正好在门口遇到洛寒。洛寒看到熟悉的人影，激动的提裙跑过来。 <laughs> 风雨家洛寒。风雨家也快步上前，握住了洛寒的手。 他上上下下看着洛寒，叹道：“你和四百年前一模一样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”对于洛寒来说，时间不过过了一年，他当然没有变化。洛寒也在打量着风雨佳，说：“你也更温柔、更漂亮了。”叶子楠福气不浅， <laughs> 恭喜你们！听到叶子楠的名字，风雨佳柔和的笑了笑，说。 <laughs> 多谢，我们也盼着早日参加你们的喜宴。洛寒微微一顿，风雨家拉着洛寒往里走，说：“别在外面站着了，快到屋里坐。”洛寒随着风雨家进屋，风雨家的闺房布置的喜气洋洋，到处都是大红的锦绣，可见主人对未来生活的期待。风雨家引着洛寒在内室坐下，为他倒了茶，问。 这些年你去哪了？侍女已经被打发走，此刻没有外人，洛寒也不再避讳，说：“我去了另外一个时空，在那里解决了一些问题，回来的时候没法控制时间，就晚了四百年。”风雨加惊叹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他看着洛寒的表情，瞬间心领神会：“你在那个时空，也遇到了他。”洛寒嗯了一声。 不知道该如何说，风雨家了然说：“难怪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”风雨家先前就觉得奇怪，洛寒对林清霄非常上心，怎么可能说失踪就失踪？原来他是被另一个人绊住了。能从林清霄身边夺走洛寒的，只会是另一个林清霄。女子之间的情分总是和男子不同。 洛寒就算跟叶子楠再好姐妹，也不可能和她说这些话题。但如果是风雨佳，彼此间就很容易理解对方的处境。洛寒长长叹气说：“ <sighs> 我在寻找两全的办法，或融合记忆，或融合时空，总该是有办法的。但是，他却还不信我。不信任真的是感情里的杀手。” 这种情况，风雨家没有经历过，他没法给出建议，只能委婉的说：“也不能怪陛下疑神疑鬼。这些年，他为了找你，付出了很多。他一个一千岁修道上仙，独自打败所有龙族的人，竟然会被幻境中的人物刺伤。而这一切，只是因为幻境中的人像你。”洛寒沉默，风雨家知道过犹不及。 即便是好朋友，有些话也不能说太过。风雨佳说：“感情的事，只有你们才清楚。我作为外人，不好多劝。但我还是忍不住为陛下多说两句。他因为幻境受伤，在天界惹出不小的争议。你也知道，他们龙族一门心思追求力量。我听闻有龙族私下里说。” 林清霄连区区幻境都破不了，根本不算顶尖强者，不配做天帝。谁说的？洛寒瞬间冷脸。他如今每一步都是自己真刀实枪拼杀出来的，是谁在背后胡乱编排？你不要生气，我只是道听途说，做不得准。风雨家连忙安抚洛寒说道：“不过，啊，他的心结都是因你而起。” 我听夜郎说，某一次陛下在幻境中，甚至出现了中山大婚的场景。或许，等你们两人真正成婚，他的心结了断，就会信任你们的感情，而不会被幻境迷惑了。洛寒垂眸不语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需要好好想想。”风雨家见状，不再逼迫。 洛寒来他这里是参加喜宴的，可不是为了听说教。风雨家不再提及成婚的话题，而是带着他去看嫁衣。凤凰注重礼仪，风雨家又是凤凰族下一任女王，嫁衣极尽精巧华贵之能事。风雨家亲自换了衣服给洛寒展示，洛寒看到惊叹到说不出话来。看着风雨家的嫁衣，洛寒心里慢慢想。 或许成婚也不错。在遇到林青霄前，他没有想过成婚；在遇到林青霄之后，他没有想过和其他人成婚。他爱林青霄，就要接受他的完美和不完美。既然他脆弱、多疑、敏感，那他就一遍遍证明给林青霄看，他是爱他的。他愿意为了林青霄违背自己的原则，也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。只要他尝试。 信任他们的感情，就会发现一切都在往好处发展。洛寒和风雨家一直聊到很晚，两人四百年来未见，风雨家又即将成婚，他们两人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。最后，洛寒干脆叫来侍女，让他们给林青霄带话，说自己今夜不回去了，让林青霄自己休息。林青霄接到消息后，脸上表情未变。 但是神州的气压一下子沉下来。叶子楠默默搓了搓胳膊，求生欲让他赶紧告退。陛下，臣突然想起婚礼还有些事情没办妥，臣先行告退。叶子楠忙不迭溜了，只剩下一屋子侍卫。邹继白如今是林青霄的亲卫长，这次随着林青霄一同来到云州参宴。亲卫们见林青霄心情不好。 用眼睛示意邹继白说话，邹继白用力瞪了这群兔崽子一眼，低声说：“陛下，云州国君今晚设宴，想邀您出席。陛下您看，没时间。”林青霄淡淡的说：“退了吧。”是，邹继白去外面传令，顺便逃离高危现场。亲卫们见和陛下关系最近的邹继白都跑了，一个个越发胆战心惊。 林青霄没心思应付其他人，他手指按住眉心，随意对亲卫们挥手：“你们都下去吧。”“遵命。”等所有人都走后，林青霄去书房处理公文，但是今日不知道怎么了，笔墨不好用。外面的风声格外吵，连递折子的人都蠢得格外突出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